光阴很快，十个七，马上就圆满了。打七是是一件什么事儿呢？嗯。 从打这个十个七来讲，这也叫做因缘所生法。因缘所生法，这个法呢是由因缘而生的。凡是有生的东西，都有灭的。我们这个打七。 哎，在因缘所生法这个法会当中，做什么事儿呢？做无声的事儿。啊，永嘉大师残漏祖啊，嗯，说说生死事大，啊。 老祖回答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提取五生呢？无生法，那也就没有生死了。在这个因缘所生法、生灭法当中，我们这个因缘所生法呀，有开始的时候，也有。” 啊，借书的时候，据说今天是十个期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就要解期了。三宝的加倍，龙天的护法，啊，加之，啊。 大家共同的努力，打这十个七，看似容易，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难处。嗯难也好，易也好，总算我们今年这个十个七，啊，总的来讲。 是平满通过了。如果说我们这个十个期百分之一百的圆满，不敢讲，也不符合这个事实。在这个期中之间。 有一些不如法的地方，啊，也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注意呢。要求都是要求有始有终，如法次第，啊，从最初圆满到最后也圆满，啊。 作为长处担负这么一个使命，就是负这么一个责任，啊，每逢每一年到了冬天打漆啊，也花费一些周折呢，建立一个道场是不容易的，特别这个禅宗道场，啊，好不容易，嗯。 疏到用时方恨少，是非经过不知难。啊，办别个法嘛，我们这个呃，当今的佛法门中，可以说搞哪一法，都比搞禅宗的比较容易，这是我个人认为啊。嗯 <coughs> 师傅们都是很用功的，当然也有出发心的。作为常住，建立这个道场，他必须有组织、有领导。 在这个七个区当中，而这十个区当中，全靠堂里头的班首师傅、维络师傅，啊，领众熏修，调理大众的身心，是的。啊，有些事情也值得我们回味。 你看看我们这个十个区打十个区打打这个十个区，组这个组织这个十个区的人员的安排，你说容易吗？他确实就不容易。禅场里不能不有维洛，实际上搞门寺禅场里向还就没有个维洛。 现在的维洛师傅，都是扳手师傅公务的，大家晓得吧？啊，那都是扳手师傅公务的，啊，什么叫公务呢？不懂，临时代理的。广门寺这么大个禅堂，这么多的人，哎，请一个维洛。 这个人才就没有，请不出来啊！不相信啊！把搞木斯的人，我们一个一个的排班排队，点一点名看看，哪个适合当维了哪个能够当维了不容易啊！啊，那个禅堂的别个人呢，还能够休息休息。 这个维罗师傅是不能休息的，早上比人家起来早，晚上呢比人家睡得迟，每只香出入往返都要处处要照应。我们想想，我们在禅堂里要参加打气的，要是禅堂里没有这个维洛师傅，我们能打这个气吗？ 维罗师傅怎么办呢？请扳手师傅公务，啊，扳手师傅就够辛苦的了。没有维罗师傅不行，没有扳手师傅也不行啊！啊，这个扳手师傅呢，扳手单从首座到西塔。 啊，首座和尚、西堂师傅、后堂师傅、堂主师傅，这个冬天打七，这个扳手师傅呢越多越好。场路上原有的扳手师傅就不多，啊，所以今年。 啊，勉为其难的，新请了三位扳手，啊，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。但是作为搞门寺的扳手，他也有要求。那么这三位扳手师傅呢，可以说。 都是对广木寺来说是初来乍到的，结果这个三位班主师怎么样呢？由的由由呃，哎哎由头无尾啊，嗯，就大家都是亲眼看得到的吧，这就说明了建立这个禅宗道场不容易。 啊，是为什么不容易呢？不能够随随便便，不能够听之任之。合乎禅堂的要求，人是越多越好，啊，对人员的吸收，我们是从来不不封顶的。不符合禅堂的要求呢？ 多一个都嫌多的，宁 <coughs> 可没有，没有，那么这个禅堂呢本身就是个禅堂，怎么有病啊？多一个不入法的人，就等于说这个禅堂呢就害病了，就像人一样，啊，他就害病了，害病。 影响我们啊正常的生活，在禅堂里想讲呢，影响我们正常的用功办道，这个都要常住上关心处理。 <clears throat> 事实上呢，常住上也就这么做的，大家也就很清楚。嗯，一在。 就是说明，高木寺这个立场是专门禅宗道场，啊，任何人不能够偏离这个轨道，啊，他就有那么，呃，有有那么一些人，啊，欢喜把自己的主观愿望。 强加于高木寺这个禅堂，这怎么行呢？那是绝对不行的。今年请了三个扳手一个扳手大家都认为是蛮好的，常州也认为是蛮好的。哎，不晓得为什么事情，就这么溜达跑了。 什么原因呢？一直到现在还是个谜。啊，这个看起来什么都要有个缘，人缘、饭缘、法缘、地缘，这个四缘呢都要记住。啊，这个地方就能够身安心安。啊，那个，哎，你。 大家都欢喜的，他偏偏要跑了。啊，这个不欢喜的呢，他死皮赖脸的赖在这个地方。嗯，赖在这也不行啊，给禅堂造成了不好的影响，破坏了。 长寿的这门风，啊，至于长寿的禅堂的规矩，嗯，一再警戒，啊，这个不听规劝的，啊，那最后没有办法呢，那我们就下逐客令了。 这种事情在广门寺禅堂也是不多有的，哪里有说是请了帮手了？ <coughs> 啊，呃，免他的职，免他的职，名义上是免职啊，实际上就是签单，不共住。如果作为丛林道场， 那对于这个签单呢，那就是最严格的规矩了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啊，你也不能打把他打死，啊，签单，那在搞门寺这个道场，就是没有他生存的地方。 那么这些人，他也自己知道，是对高木寺是不符合高木寺的要求的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一再警告，不听警告，啊，不能够保持跟长春的一致。世界上做任何事情，都要讲个同心同德，那这个事儿就好办。 我们用功办道，同样一个道理，也要同心同德，都要有一个向心力啊！十方同济会，我们是共修的啊。头一个扳手，啊，被我们贬值就是那就是签单啦，啊。 那在港务这的形象非常不好，这个也怪常住也有责任。这个常住作为常住说是想请一个纸啊，不一定都是知道他的底细的，啊，那么怎么考验呢？不能说我想请你个扳手，我先要考考你，是怎么考呢？啊。 都要在任职期间进行考验，啊，把这请上来，啊，对你寄予希望，能不能胜任这个扳手指？嗯，结果呢，时间一长就现原形了，啊，把自己那一套强加给高门寺，那是不行的，任何人都不行。 一个作为扳手的行为，出入往返，这个长度上有规矩的。男众跟女众是严格分离，不准闯聊，这个是交代又交代的，啊，说是那个请那个扳手是扳手师傅疗房也不能随便闯。 请开是请开是有时间，也有请开式的规矩。啊，如果这个扳手，你看我们这个扳手啊， <coughs> 有个别的扳手，就是我们已经给他免职、免着走了的，那是什么形象啊，这就讲我们这个出家人的素质。 包括一些学佛的人的素质，这个素质差的不能再差了。嗯，连一个世间人做人的资格都没有，还能够到禅堂里向来说是作为啊作为大众的法身的父母领众熏修，谈何容易啊！ 完全是一派凡夫的，啊，那个下列的之见，啊，用到禅堂这个无最上法门，那怎么行呢？那是完全格格不入的。哦，说是我肚里有宝贝啊，我要发，我要供养啊，我要供养大众啊。说说今天你不讲，我来讲。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有这一套吗？嗯，那讲倒也罢了，啊还拿些本本来讲了啊，这也不是讲经啊，我们这是禅堂啊，不利语言文字的，啊，这种现象从高明寺有史以来都没有过的。 啊！居然到了现在了，高密斯这个禅堂出现这种现象，太可怕了。要是没有人掌这个舵，懂这个规矩，那将来高密斯成什么禅堂呢？啊，说一个大杂烩都不如。 还讲个专门禅宗道场吗？这就是说，办禅宗这一法不容易。那么这些人呢？刚才我说的这个个别的人呢，都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啊，都认为人家不如我，啊，啊都想教化人。 真可以说，到了末法时期啊，魔抢法绕，嗯，就有这种现象。嗯，哎，他说你们这些个人呢，怎么都当着其他的般若书上请开的，这不到我这儿来呀？还还兜生意，可耻啊！哎，太可耻了。 作为一个出家人，啊，说是啊，到丛林一下，啊，受一个指这都是每一个，这都是当人呢违法为人的大好机会，锻炼自己，提高自己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嗯。 一般来讲呢，任何人到一家随一家呀，随便到哪一家，都要随人家。人家是个禅宗道场，我们就喊念佛是谁啊？人家是个净土宗道场，我们就想念佛求生净土。到一家随一家。啊，你不说到净土道场，你为什么念佛不参念佛是谁呀？啊？ 那不行啊，那不合时宜嘛！哎，你看我们搞么事？今年请了三个扳手，这个三位扳手都不能够成熟，啊！你说办这个道场多少困难呐？而且现在这人还难请呢，还请不到。你说的不好啊？你到哪去请去？啊？ 如果大家不相信，可以的我们在禅堂里，我们就随便来，请哪个出来当扳手，你们哪个发心，好不好？行不行啊？嗯， <coughs> 说是这个禅堂办禅堂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哎，就这个，就这个不容易。嗯，任何事情，啊，你只要你个头不歪。 底下跟着跑，这个大致不差，哎，也不过如此啊，头歪的，啊，你叫底下跟着跑，就跟着跑啊，跑到什么地方去啊？而且这个禅堂，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啊，禅堂它有个主题词儿，任何人。 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主题词儿，主题呀，什么叫你们听这句话，主题词儿啦，啊，以这个题目为主的，就这个词儿，词儿就是名词儿，这个主题词儿。禅堂是什么主题词儿呢？就是参念佛是谁。你会参也要参，不会参的学到参。 大家共同走这一条路，是的，你长路上是这样号召的，是这么提出这个要求的，专门禅宗道场嘛。那么这个禅堂里有这么多的人，啊，我们就不敢相信说我们这禅堂有一百个人，一百个人都参念佛是谁的，啊，每个人自己问问心看。 回答在心里上回答这一句，我们在禅堂里都是参天不知水的，谁敢讲啊？那么有没有参天不知？有，确实有，很有人啊。从数字的对比，那是少数，而不是绝大多数。蛮用功的。 啊，很守长城的规矩，啊，一点都不懈怠，无声无秀的。这个长城对这种人呢，那是非常尊重。啊，这是个道人呐，可亲可佩呀。说是人多了，人多了呢，知见也多了，啊，习气毛病也多了。 用功的境界也多了，身体的素质也不一样，啊，千差万别。那么至于用功呢， <clears throat> 还有些人呢，带来的，他说：“我没进禅堂以前，我根本就不是禅念佛是谁的。” 我也没住过禅堂，仅仅乎是向往。哎，听说禅堂蛮好，哎，来随喜随喜。那你说要求这种人，他能够放下心来参念佛是谁吗？那不现实啊。就是说发心从开始说是我来参加打七的。 打十个七，还要打十二个七，那也不一定从始至终，从开始到现在十个七，天天都是参念佛是谁的，日日香都是参念佛是谁的。 <coughs> 你看看办这法容易不容易啊？我说这个话，大家品一品看。 嗯，是不是都参念佛是谁的？啊，但愿大家都参念佛是谁，啊，是的。这个禅堂有有好多话呢，是是这些这些，好像是有很多的话呢都要讲，也有呃讲不了这么多啊，啊。 而且这个十个棋打下来，照道理说，每个棋都要请开始实际上到我那个地方请开始的人呢，十分之一，啊，也不过十分之一吧，还不到十分之一呢。这个不怪人请开始的，人就怪我不好。我这个呢。 嗯，是的，呃，总是说事情多嘛，挤不出时间出来，呃，这个身体，这个精力也有限制，啊，精力也有限制。 <laughs> 这领导禅堂这支香，必须对每一个人都要进行了解，啊，你管他愿意请还是。 不愿意请开示，不愿意请开示也请开示，常处的规矩。不请开示就犯规矩，那你来做什么的？啊，你说我会用功，你会用功我不晓得个，你不跟我接触我怎么晓得呢？那就要请开示，啊啊！如果你这功夫比我用的好，那你开示我嘛一样啊，我很我乐意接受嘛，啊。 如果你还不如我的话，那我们还是互相帮助比较好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如果这进了禅堂，你这个搞念佛是谁？你说你的，啊，我行我的，啊，反正我坐下来，我肚里想搞什么东西，你也不知道，啊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自欺欺人。但不论怎么说，今年这个七呢？ 哎，这可不是我是王婆卖瓜自说自夸呀！大家都说今年这个成绩打的很好，比往年好。哎，而且特别提到呢，比往年的素质好。哎，啊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人多人少，那是一回事人多人少这根本就不相关的。啊，金山。 啊，你十八个人打去，都都都都，十八个人都开悟了，人多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搞么事？如果今天这个场景一个人打去，一个人开悟，那个，哎，那就值钱了。既然大家共同都说今年这素质好，这个素质好，是从比较上说来的。 相比较，哦，说是去年什么样子，前年什么样子啊？说今年呢，呃，比较呢是一年比一年好，啊，参加的人数也比往年多一些，啊，素质也比往年好，啊，那是不是好到了家呢？嗯，恐怕好到了家呢，谁也不敢说。 啊，大家都在学习嘛，特别讲到这个素质，素质 <coughs> 啊，好像这个素质两个字儿呢，呃，我们还是也是也是，好像是新名词儿。这个素质包括的范围很多，啊，啊，一切处一切时，就是人的这个行为，一举一动。 都可以讲做素质。我说我们这个有有人说我们素质不高啊，啊，我们去年在北京开会，我们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朴初会长总结大陆佛教这个五六年以来，啊，相比较就是比界外的，他素质不高。 啊，强调要提高四众弟子的素质，最要紧的素质呢，就是我们用功办道的这个道念的素质，这是一个根本。道念的素质啊，除了这些个素质以外，那就是我们作为出家人的品质道德啊。 那么对于在家呢，他也讲素质啊，随地吐痰，你看他素质好不好？啊，不讲卫生，素质好不好？偷吃扒拿呢，就更不谈素质了。嗯，啊，这个素质啊，素质，要换我们佛教界的话来来说呢，那就讲到。 从戒律上讲，我们受过戒的要延迟戒律，那就是我们的素质。啊，从普遍来讲呢，三千为以八万细恨那都是素质。我们能做得到吗？嗯？讲究素质。 那就讲的是文化知识，也没有文化，也没有知识，啊，也没有佛教的修养， <laughs> 什么也不懂，这这个素质从什么地方提高？怎么提法子？莫名其妙啊！这个素质的提高呢，就在我们日用当中，日用当中啊，啊。 如果提高我们佛教用功办道的道念的素质，所以说这个道念的素质提不高，对我们禅宗这一法参念佛是水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啊！提高我们道念的素质，这个不容易啊，那个不是一句话就能够提高的。 啊，提高我们的道念素质，怎么提高法则呢？那你对于我们整整个的佛教，要有足够的深度的认识、广度的认识，作为基础啊。所以你这个用功呢，一说你就能懂了，无论怎么一说你就懂了。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没有基础啊，像前天那个小和尚在问呐，啊，什么是什么心佛即众生啊，什么一切唯心造啊，他说心佛即众生即是一样的，那为什么叫做一切唯心造而不讲一切唯佛造呢？啊，他就这么胡思乱想，啊，还还不错，他在这个地方想的比想别的东方好一些，嗯，啊，他说那个。 啊，这有情啊，有情有佛心啊，可以成佛。那个无情怎么办呢？ <coughs> 啊，无情，无情也成佛呀。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是的。不懂，产生这个问，就是这也是疑问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 啊，如果不懂不懂就罢了，不懂嘛，我就不懂，随他去了。这个人呢，就不得进步了。啊，特别是学佛的人，啊，情与无情同源种只是有情成佛，无情也成佛啊。啊，你说无情不成佛，我讲一个那个摇手观音，寺摇手观音，他就成佛了？那木头的。 他听到我说的，说是这个友情，这无情，精神注入了，他就成了友情了，不错。说话是这个样子，可是你晓得，你这个精神，从根本的佛法来讲，你这个精神不是要你有心，我这个注入到木头里头，注入到砖头瓦块里头，或者注入到什么地方。 啊，它就有灵了。实际，你这个心本身呢，就是骗一切处的，啊，不假作意的。啊，心如工画师，画种种五音唯心造一切万法。师法界的一正庄严都是心造的。嗯 <coughs> 你说我们这个人，假如我今天用功，开了悟了，开了悟了，这个开了悟了这个心，你说离开这个身不能离开这个身呐，嗯，跟这个身有没有关系啊？所以在小乘教里上的正果。 正无余涅槃、有余涅槃，我这个用功正了四个乌罗汉了，我还有个身体在啊，这就有余涅槃。心的已经进了无生无生法门了，我这个身体还在，这个身呢是应该是有生灭的。 这个有余，还有一个剩余未了，啊，一期果报了了，这个你舍壳子就不要了，进入涅槃了。这是一一一一方面，啊，你看那个乌罗汉，天台山也有五百罗汉呢，乌罗汉处处都有啊。 在世界上处都有啊，啊，济公也是阿罗汉嘛，啊，啊金山的活佛那也是阿罗汉呐，嗯，他有没有身呢？他也有身，他照常还要吃饭穿衣，啊，不但吃饭穿衣啊，那个济公还要喝老酒呢，啊，他也有需要，他那个身跟我们这个身就不一样了，啊。 他说有就有，他说没有就没有了。啊，你说他是有情还是无情呢？嗯？啊？这个事儿在我们这个佛教里，像过去的祖师多的很呐，啊，多的很。它那个起变化的，啊，这个物质。 对正果了道的人，他是这种起变化，他能够转悟啊，我们不能够转悟啊， <clears throat> 所以就是有个，以说有个有情，有个无情。若人一念归真，十方世界细节消损。你看我们这个世界，因缘所生法。 <clears throat> 证了果了，这十方世界都没有了，十方世界究竟有没有呢？还是说他一个正果的人没有了，我们还是有的，啊？十方世界世界消损了，就是他在他的境界当中的，不是说十方世界都没有了，他没有的话，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 <coughs> 嗯。 你看看那个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在哪一品上我记不得了，啊，境界不一样了，他看一些的事物的看法就不一样了，跟我们世间看完全不一样，嗯，如来如是之见，三界之相，无有生死，若退若出，亦无住世，即涅槃者。 非是非兮非入非意，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。那从这句话来讲，三界的下就是我们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这个三界，啊，生死轮回这个三界，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。我们三界见这个三界呢，是轮回生死的，坑坎堆腐的，啊。 啊，山河大地，那佛见的呢，他就不如我们见的一样啊。所以小佛要懂得很多的道理啊，懂得很多的道理以后，对于用功，你遇到什么境界，也可以自己解决，也可以自己排遣。自己的心量狭窄。 这个多发这个毛病，心量狭窄，啊，遇处事面强，什么东西解决不了，就被一切境界所困扰，啊，这是一种妨害道业的。这为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们的素质不够，我们的基础不深，啊，我们还不能够自己。 单独的走这条路，啊，包括我们上次说的，我们请他们走的棉纸的两个班说，他们都犯这个毛病啊，都是自以为是啊，小指小见，很露劣的，那叫微不足道的。我说这个了不起啊，自己当个宝贝一样，就像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乡下人。 也没出来过，也没见过世面。啊，假使把你到的什么皇宫里向去，不说见到皇宫里向去，把你带到五星饭店里去，你就没得办法了。哎呦，这个凳子不能坐啊，这么这我不能坐啊，啊，摆一桌酒席上来，哦，这个我不能吃啊，这什么东西认也认不得，没得素质啊，啊，我一在这乡下，我一着泥腿子跑路跑惯了的。 要把你坐在那个豪华汽车搞出去不得了，这个怎么能这太危险了，飘起来了，你不习惯呢。所以这个素质素质要提高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大乘法门呐，啊，没有素质怎么能够适应啊？啊，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禅宗道场有很多的人，啊。 心是心心向道的，非常羡慕禅宗这一法，立地成佛，即明心见性，直指人心。啊，这个向道之心是好的，但是我们呢，这个心力呢还不能够完全达到，啊，所以这个用功呢就有很多的障碍。 我这个障碍呀，遇到警戒，自己就做不了主了。稍微遇到一点警戒就做不了主了。哎呀，他说我这个警戒啊，我明明晓得是个警戒。他说我想提念佛是谁，我这个念佛是谁？我的力道哎，我这个力量啊脆弱啊。人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。 我们要说说，您魔高一丈，我道高十丈，那就，哎，天下太平，啊，本来小佛的道路呢是平平坦坦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从五始节来，啊，六道轮回啊，不单单说说我们在三恶道里向真的时间长啊，我们也，啊，正果出国 啊，也升过天，甚至于升到飞飞想天都升过的。嗯，那个升天不一定都是好事，啊，天福想尽了要堕。啊，那个四禅定、四空定，到飞飞想天那八万大劫呢？这个定力尽了怎么办？就像射箭一样。 啊，仰箭，仰这个这个这个，超，啊，超超空中射箭，这个箭有多大的力量就射多高，这个力量进了，你这个箭它就么得跑，力量进了以后它必须要落下来，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 无量劫来呀，不是说一生两生啊，一辈子两辈子无量劫来的这个业是种子，它藏在我们这八识田中。你说你要用功，你这个用功，啊，心的逐步逐步的得到清理，逐步逐步的得到清理呢，你这个无量劫的业识种子呢，它就现前了。什么样都有，不要说你用功，你这个境界。 是我一生以来没有想过的、没有见过的，包括你做梦，有些人做梦，我这个梦啊，我这一辈子也没做过这个事情，他怎么会做这个梦呢？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嘛，这很简单呐。嗯，为什么事情自己不能排遣呢？呃，这就要倒立了，又有力量了，啊。 是的，所以禅宗这一法，走这条道路，那今后去那商量的余地呢，那还要很多啊，还有很多商量的余地，也不是一次一次讲话、两次讲话就可讲了了的，也不是说是我这一个期、十个期就讲了了的，啊，高门寺这个道场长期办下去。 啊，要想这个把这个禅宗道场建立到永远不败之地，那还要大家共同努力啊！所以说，到明天就要解期了。明天吃过早饭以后，大家呢，大小家方赶快，呃，进堂解期呃，韦罗师傅应该准备的东西都要准备好啊，呃。 是的，好吧，这个有些话明天解析再说啊，说到这是了，大家伙。